对西方面军的情况，远在莫斯科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一无所知，都快晕过去了。尤其是对西方面军的调动部署，更是懵逼。这可以讲啊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敌军有情报，我军有汇报，你这是打仗。现在是敌人啥情况不清楚，这还可以理解，是吧？我们情报工作没做到位。 自己人啥情况都不清楚，这真是醉了。到后来怎么知道的呢？黑色幽默了啊！六月二十九号，德国的电台对德国国内广播报道明斯克大捷，苏联最高统帅才知道。我靠，原来明斯克丢了，西方面军被包围了。了解自己的国家、自己部队的情况，竟然得依靠听敌国电台，得翻墙。那你说这啥事儿啊？ 一开始斯大林还不信，专门找副总参谋长瓦杜丁大将了解情况。小瓦，你可别蒙我，平时我对你可不错，你得说良心话。明斯克失守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德国人吹牛逼骗咱们的？瓦杜丁满脸羞惭啊，但是严肃认真的说：“老大，这事儿是真的啊！我们的空军侦察刚刚确认过，那帮可恶的老汉死真的碾压到了明斯克。” 甚至还有继续往东的可能，咱们的西方面军让人家一锅烩了。斯大林这个时候万念俱灰呀啊，这喝死的心都有。与其说是愤怒，不如说伤心绝望。首先是开战一个礼拜，整个苏联国防体系几乎瞬间被击溃。据说几天时间内，斯大林不问政事，宅在自己的这个。 孔策沃别墅里唉声叹气，这位之前几乎是握着神一般权力的独裁者，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啊，对一切丧失了兴趣，抛弃了心里的权力、军队、霸权、人民啊，当然人民这个词儿是有点牵强的。后来莫洛托夫、贝利亚、马林科夫几个忠实的小跟班集体去。 孔策沃请他出山，皇上要珍重龙体啊，要以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为重，列祖列宗在那儿看着呢，他这才勉强打足了精神，重新回来上班。所以这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老大都这样，也不怪巴甫洛夫这个上行下效。后来这个莫洛托夫评价说呀，列宁是个不世出的伟人，而斯大林只是能干的聪明人。 除了自己的这个原因，就是斯大林特别伤心呢。巴普洛夫自己一直看重、悉心栽培的爱将，竟然把仗打成这个德行，失望极了。我还不如速反头把巴普洛夫这样人干掉了，是吧？这能干的我全全给弄死了，那失望极了。所以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时候总得有人为此事负责呀。斯大林不能为这事负责呀，谁敢让他负责？怎么办？ 就只能轮到这位八爷倒霉了。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长朱可夫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找到西方面军指挥部，务必把巴布洛夫这个混账王八蛋给我带回来。那就找吧。几番周折，啊，飞机倒火车，火车倒地铁，地铁下来打出租，然后再雇一三蹦子，终于见到了老搭档巴布洛夫。俩人老相识，几乎同时出道，年龄差不多。老八比朱可夫小一岁。二十年代末的时候呢。 在军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那苏联军事变革的时期，一个重要探索就是前瞻性的建立了两个坦克团，团长是军中精挑细选的，就是这二位爷担任。可以讲啊，他们都是被作为红军的下一代统帅去重点培养的。尤其是大清洗之后，苏军指挥人才匮乏，两位平步青云，巴甫洛夫当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。 朱可夫做了基辅特别军区司令，再后来呢，升任总参谋长。在同事的评价当中，巴普洛夫特别有人缘，他没得罪过任何人，情商极高。而朱可夫锋芒毕露，恨不得呢看谁不顺眼就咬谁。斯大林的性格肯定是喜欢听话的乖宝宝，喜欢芭比娃娃，所以对这个巴普洛夫看重是强于朱可夫的。但是这个。 常言说得好啊，词不掌兵是义不行古啊。你真那么懂政治、懂职场，脱下军装，穿上西装，当政治家多好！再不行，你当电影协会主席去。反正老八也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。但是面对此情此景，挂着大将衔的巴甫洛夫只能让人唏嘘了。一见面，朱可夫也就不寒暄了啊，这性格也不是会说这个官场套话的人，上来。 就对战场的这个情况，就问俩问题啊。首先问明斯克怎么样了？老八说丢了。朱可夫说德军广播三个集团军被围，是真的吗？老八说是真的。那行了，这个事已至此，无可多言啊。坐飞机回莫斯科吧。此时巴普洛夫甚至还奢望那位如君如父、亦师亦友的领袖斯大林能够对自己网开一面，训斥一番，顶多免职而已。 但是小胡子怎么可能轻饶了你呢？到了莫斯科，八爷直接就被送进了军事法庭，斯大林都拒绝跟他见面。几天之后，巴甫洛夫听到了自己的判决结果：死刑。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罪名里竟然有一条是叛国罪。斯大林给汇报的法官下的指示是：不许上诉，越快越好。 最终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最高法院发布命令，命令编号第二百五，宣布处决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以及西方面军的参谋长、通讯主任、炮兵主任、第四军司令员等多名将领，并且通告全军。斯大林就是要这种态度向所有人表明，即使是我最亲近的下属打了败仗。 也要被处以极刑，有点挥泪斩马谡那劲头。问题，斯大林本身就是个大马谡。巴布洛夫在临死的时候还说呀：“这样的军队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即使苏沃洛夫在世啊，就是沙俄名将，也很难打赢。但是我相信，祖国一定会打败德国人，取得最终的胜利。”到了这个四一年的七月三号，明斯克会战基本结束。 被围苏军彻底放弃抵抗，巴甫洛夫六十七万人的西方面军四十四十个师当中，有二十四个师被彻底击溃，剩下的二十个师损失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和装备，除二十多万人突围外，其他的四十万人全军覆没，其中三十一万官兵被俘。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话讲，叫大数据。 六十多万人跑了二十多万，被俘三十多万，战死失踪也就几万人，等于没做任何有规模的抵抗。你要说被俘几万，伤亡三十多万，突围二十多万，那这叫你打了。您这可倒好是吧？伤亡是吧？伤亡几万，那而且这几万还有可能就是有的就逃散了，直接枪一扔，军服一脱，回家找老婆去了。还有这样的呢？这能叫你打仗了吗？那能叫你有战斗意志吗？ 装备损失更可观，两千五百多辆坦克、一千五百门大炮被德军缴获，这几乎是相当于一个西欧军事大国的全部家当。这还只是苏联方面的统计数据，德国那边说俘虏苏军官兵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人啊，没名不成账啊！缴获三千三百三十二辆坦克、一千八百零九门火炮。打了多长时间呢？仅仅十一天。 你就算是六十万头牲口，你抓十几天都不一定抓得完吧？六十万个西瓜你也得切一气吧？结果这可倒好，六十万大军强撸灰飞烟灭啊！就这十几天，巴布洛夫被免之后，斯大林任命国防人民委员、名将铁木辛哥元帅亲自挂帅，担任西方面军司令。这位铁爷，咱们前面讲过，打芬兰就是他挂帅嘛。重新组织部队防御。 德国人是不会给对手留时间的。古德里安跟霍特尔在明斯克战役尚未结束的时候，便立刻挥师东进，企图渡过第聂伯河。他们俩组成的这个大钳子，伸向的下一站将是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林斯克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